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三十五集。阳光无法照入魔神的屏障，里面的声音、气息也完全无法传出。林子中静谧安然，草木清香袭人，根本无法想象。 不远处正在进行着一场凶险的打斗。洛寒感受到魔神的阴影瞬间逼近，他身上压力暴增。洛寒不敢侥幸，不再顾及法术后果，用尽自己全力施展时空术。洛寒走后，小泽跑到林清霄身边说：“林哥哥，我已经告诉贺虚神。” 他说：“知道你心急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”林青霄完全不理会小泽的调侃。现在还在营地，你要遵守军法，称呼我的军旗。小泽撇了撇嘴说：“现在都没人了，有必要这么较真吗？”林青霄眼神淡漠：“法不可废。”小泽心想：“嗯，行吧。刚才在洛寒神面前……” 怎么不见他讲究军法了？小泽和一众兄弟可是亲眼看到，铁面无私的林青霄看到洛寒神在集市，立马扔下队伍，自己单独走了。按照军法，在抵达目的地、正式解散之前，任何人都不得离队呢。这些话小泽不敢说，他在心里逼逼完，感叹般的伸了个懒腰。嗯，唉。啊！ 不用打仗真好，像这样安安静静的多好啊！小泽本是随口一提，林青霄却仿佛想到什么一般，忽的停下脚步。小泽不留神就越过了林青霄，他赶紧夹着尾巴跑回来。然而林青霄根本没有注意小泽，他眼神锐利，仿佛自言自语：“安静？不对，白日的山林怎么可能是安静的呢？” 他终于想到刚才违和的地方是什么了，山上没有鸟鸣声。不好，罗汉有危险！林青晓脸色骤变，折身往山上飞去。小泽被林青晓脸色吓了一跳，他匆忙在背后喊了一声，然而林青晓完全没有反应。小泽慌了神儿，他用力掐了自己一把，等脑子反应过来后，拔腿往主帐跑去。 林青霄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，能让他露出这种表情，必然是大事。小泽法力不行，阵法也不行，他就算追过去也没用，不如去搬救兵，赶快通知贺虚神。林青霄以最快的速度上山，他沿着洛寒最常走的那条路追，果然看到了洛寒的身影。林青霄从后面叫了一声。 洛寒回头对他如常微笑。你来了。他的表情和平常别无二致，可是林青霄知道这不是他。他立刻拔剑。洛寒见状，目露惊讶：“是我啊，你为什么攻击我？”啊林青霄毫不动摇。眼前这个人虽然长着和洛寒一模一样的脸，可并不是洛寒。对着魔物，有什么下不了手的？ 林青霄这三年杀了很多魔族，九霄剑上杀气浓重，极为克魔。才几招过去，洛寒就再也接不住，被林青霄一剑砍成一堆魔气碎片。碎片散在空中，上面还散发着黑色魔气。林青霄虽然杀了魔物，但是心中并不轻松。魔族故意安排了一个假洛寒迷惑他们的视线。 西恒在神识中看到洛寒照样上山，慢慢就会放松。可是，在这段时间里，真的洛寒已经不在了。他被他们弄到哪里了？林青霄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能做出这么大手笔的，除了魔神，不做他想。山下有西恒、何须坐镇，士兵巡逻也很密集。魔神想要不知不觉地将洛寒掳到外面，难度非常大。那就是说。 现在鹿寒还在山里。林青霄顺着山路往外，在山林中继续寻找。他正在寻找，忽然感受到一种细微的波动，时空波动，这是鹿寒。林青霄立即往波动发出的地方赶去。当抵达时，看到洛寒困在一个阴影里，身边撕裂出一条狭长的缝隙。 林青霄怔了一下，马上反应过来，这条缝隙是什么了？时空缝隙。时空缝隙是非常危险的东西。若是一不小心被吸到虚空域中，那么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林青霄立刻朝洛寒的方向扑去，想要提醒洛寒小心身后。时空缝隙是会随机收缩扩大的，更糟糕一些，还可能连同虚空。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亲眼看到洛寒身边的缝隙猛地暴增一倍，内外强烈的压差将魔神的阴影撕破一个大洞，同样也将洛寒的身体完全吞没。魔神感受到缝隙中传来的可怕威压，他吓了一跳，赶快收回魔力，全力抵抗缝隙的吸引力。好在时空缝隙出现的突然，消失的也突然。 只是一瞬间，缝隙就消失了。林青霄的手碰上来，却只穿过了空气。时空缝隙引起的吸力把所有神都惊动了。西横鹤须的气息迅速朝山上逼近。魔神见再没有机会，含恨咬牙，一挥手，化作一道黑烟消失了。唯有林青霄站在原地，手心中空无一物，良久无法回神。 洛寒被时空缝隙吞噬的那一瞬间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。然而，时空缝隙一眨眼就在他面前消失了，根本不给他逃出去的机会。他都没有站稳，一堆飞速旋转的碎石块朝他飞来。洛寒被迫躲避，这样一动，他发现更多不妙的地方。这里完全没有灵气，空气很稀薄。 更要命的是，重力也不一样，人站在地面上轻飘飘的。洛寒只能拿出护神法宝替自己挡了好几下乱石攻击。等到乱石流过去，那块防护法印也裂开了。洛寒遗憾地将法印扔到储物戒之中，在去天启记找到修补方法之前，这个法印是完全没法用了。他勉勉强强站稳，举目望向四周。 他从灵气充裕、鸟语花香的山林，一下子落到一个寂静、黑暗、荒芜的地方。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，世界黑得可怕。在空间深处，大大小小的星云传来绚烂的光。那里是一个个小世界，但是仅是看着，就能感觉到距离它很远很远。三千世界各有不同。 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力量体系、环境生态。比如他长大的现代和穿越后的修仙界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，而这些世界共处于同一个宇宙中，称为虚空域。虚空域浩渺无边，世界和世界分散在其间，即使是相邻的两个大千世界，中间间距也非常遥远。 而洛涵所在的地方，就是虚空域某个角落的某片浮岛上。洛涵呼了口气，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悲催感。时空缝隙出现的时间不定，地点也不定。他只是想用中古的时间缝隙，小小的撕开一条缝，把自己遇险的消息传递出去。谁知道遇上了真的时空裂缝，还被抽到了虚空。 虚空宇宙如此之大，他去哪里找自己的世界啊？洛寒站了一会儿，勉力朝距离他最近的一个光源走去。三千世界只占虚空域很小的一部分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充斥着时空乱流、碎时代、浮尘、吞噬漩涡，可谓步步危机。但是危险也没有办法，洛寒必须找到回去的路。 早日回到自己的世界。洛寒适应着新的重力，小心地躲避着半空中飞来的碎石块。这些石头别看不起眼儿，但是旋转速度非常快。如果被打上一下，普通人立刻毙命；就是仙族，恐怕也得内伤。刚才要不是防护法器替他挡了好几下乱石，恐怕他已经凶多吉少了。 洛寒躲过一阵碎石雨，才往前走了几步，忽然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威压，缓慢朝他涌来。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，他被卷入虚空域中，迷失了方向和时间，还一到达就遇到了空间兽。空间兽是一种生活在虚空的异兽，不需要阳光、空气、水，而是以虚空尘埃为食。 洛寒对空间兽的了解寥寥，但是看到那么大一只黝黑扁平的异兽向他划来，就是傻子也能知道危险的。这玩意儿一看就不是善茬。洛寒内心握了个大槽，不敢拖大，立刻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大把符箓，看也不看就向空间兽扔去。幸好他下山的时候带了戒指，里面存放着天启记的符箓，中古不能用符箓。 都让他存下来很多。此刻他根本不看是什么符，一股脑往外扔，各种符箓在空中炸开。虚空中没有声音，洛寒只能看到五颜六色的光无声的爆炸。空间兽似乎被这些花里胡哨的光芒迷了眼，停在原地，不适的避开眼睛。洛涵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：空间兽常年生活在无声无光的虚空，眼睛退化，按道理。 会对光线非常敏感。洛寒试着拿出发光最强烈的白炽球符，握在手中。等空间兽靠近了一段距离后，突然往他眼睛上扔去。虚空中爆发出一阵刺眼的白光。洛寒早在扔出符纸的时候，就给自己系上了过滤光线的白纱，此刻并不被强光影响。虚空兽果然被这样剧烈的光线射住。 趁着他无法视物，洛寒用两只寒冰针飞快地朝虚空兽眼睛飞去，在他眨眼的瞬间刺入他的眼球。果然，无论多么强大的异兽，眼睛总是他们最脆弱的地方。空间兽的眼睛被刺瞎，疼痛之下，他剧烈地翻动身体，甩动尾巴，虚空中漂浮的陨石被他的动作打得左右乱飞。 虚空中，只要稍微被推一下，最后的速度就会演变得非常可怕。经过空间兽这么一通乱滚，本来安静的碎石变成了一阵阵急雨，带着火星朝地面砸下来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